力竭剑，继续青筋暴烈不平则鸣，只因心系香港。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場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